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呢接听大家的 call in。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 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呢，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皮皮皮肤病，就是香港脚跟灰指甲哈。那会谈到这个疾病呢，是因为最近在一些经验当中，嗯，发现这个疾病的的一些误解的一些部分，跟被忽视的程度呢，其实超过大家的一个一个想象啊。那香港脚，嗯，其实在古代认为说是一个。 很罕见的疾病哈，所以这个名词呢是因为这个号称这个这个美国人去香港啊，发现说后来之后呢，开始像脚会痒，才发现说原来是霉菌的一些疾病，然后后来再带到美国去哈，所以以前香港脚被认为是相当罕见的一些疾病，可是现在现在一些调查当中呢，发现说在年纪大的人部分哈，所以他们在国外曾经做过一些在安养中心住的人哈，那发现说安养中心的人呢七成。 到八成的人呢，事实上都有香港脚这个疾病存在，哦，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所以讲难听点，就某一些环境之下呢，没有香港脚的人呢，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哦。我所谓正常跟不正常的定义是说，如果跟大家都一样叫正常的情况下呢，有时候没有这个病人呢，反而是不正常的一个一个人这样子。那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事实上香港脚的发生率是相当的常见哈。那我最近去。 呃，我这个今今今年中哈开始去这个台大医院金山分院服务哈，发现说那边的病人怎么怎么脚趾比例那么高啊？然后呢，甚至呢全身呢长满了癣啊，这个让我觉得好像是这个二十我在台大医院看诊哈，家基本上都很少去别的地方看哦，就觉得哎，这台大院呢可能是二十年前才看到一些的一个病人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台大医院分院呢，哎发现说哎，它发生的并不是很罕见啊，就是有的人这长到全全身长满了癣之后才来看。 那后来呢？就就细需问这些他们当地的一些一些环境哈，就是这个，因为金山那边的温泉很流行啊，所以变成说大家男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喜欢去泡温泉。那发现这个温泉的一个环境呢，因为在泡温泉呢，也不可能穿鞋子去泡温泉啊，所以在这个温泉附近走的时候呢，都是大家光脚走。所以走一走，走一走呢，之后呢，哎，就大家的个互相传染啊，就变成这种集体的一些文化。那呃，这个。 所以这种呃霉菌的一个感染哈，像香港脚这样一些霉菌哦，其实它是一个集体社会化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就是大家社交活动越密集哈，越需要光脚的一些社交活动一些地方呢，这个香港脚的机会就越高啊。所以而且特别在潮湿的环境下呢，这些霉菌可以长得更好。所以我之前也去做过一些调查，发现说哎，在现代人呢，有一些环境下是需要光脚去进行的，譬如说啊去。 去健身房啊，游泳池啊，换衣服或某些亲子教室、呃瑜伽教室啊，这地方呢都要求大家都光脚进去啊，所以大家都光脚的情况下呢，就形成一种很高的彼此传染一些文化，变成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些地方啊。去做瑜伽，这个瑜伽当然都瑜伽垫啊，你仔细看这些有些公用瑜伽垫呢是还有皮屑，还有还有毛发在上面，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个相当呃容易彼此传染的一个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香港脚呢？你想，这跟香港脚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呢是有关系。这个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广告叫“香港脚痒又痒，哈抓又抓”啊，这样的一个广告啊。那所以可以，很多人觉得说：“哎，香港脚会痒才叫香港脚。”其实不是啊。最糟糕的香港脚呢，事实上是不痒的香港脚啊，只会脱皮的香港脚啊。因为这个霉菌呢，它实际上也很聪明了啊，人也很聪明，霉菌也很聪明，那互相在竞争。 这个生存的环境之下呢，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当霉菌呢在人身上存在的时候呢，它会诱发人体的反。它本身呢最理想的霉菌的寄生的环境是它在你皮肤上的存在，那引起呢你的脱皮。那脱皮的好处呢是也帮助这个霉菌的扩散。那可是扩散之后呢，你本身呢并不会想去治疗它，那你也没有太大的不舒服啊。那所以真正严重的霉菌感染呢，反而是无声无息、静悄悄的，既不也不会痒啊。 的现象存在的啊，这种角它才能够霉菌呢，才能有效率的呢啊，呃，这个安然安然这个安然的把这个自己自己的后代传给传给其他地方去啊，所以反而是会痒的，甚至会起水泡的这种香港脚呢，反而是在人体呢在尝试做一些清除的一些动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观察到有一些病人没香港脚呢没有经过治疗就自己好掉了，那这些病人呢大多数会经过一个发炎的一个过程。 那发炎过程呢？你会去抓它，你可能把霉菌把它抓掉啊。那而且你可能会去治疗它啊，甚至不治疗的时候呢，这些发炎性霉菌呢也可能会自己好掉。所以真正厉害的霉菌呢，是它在皮肤上面寄生，可是呢，却不引起人体任何的一个发炎反应，这才是一个比较高明的一个个霉菌感染啊。所以，所以第二个，第一个破破清楚那个霉菌的香囊角的一个错误的观点是，香囊角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疾病啊。 啊，甚至在某些族群、某些环境没有感染呢，才是思才是不正常的啊。那第二个呢，就香港脚症状呢，不见得会痒啊。其实我们在医学上面呢，把香港脚呢分成四种香港脚。第一种呢，就是单纯的这脚趾间脱皮的香港脚啊。那这个就是脚趾间有点轻微的脱皮，特别也围着这个小小拇指的这个附近啊的也一圈的脱皮的一些现象。这是第一种香港脚。那第二种香港脚呢，是它本身呢会产生水泡性的香港脚，就是。 它本身呢，会在特定的地方，也是在讲这些部位，特别是在就靠近脚脚脚趾头的地方，产生一些同一个地方呢反复出现水泡的一些现象。这个嘛叫做水泡性的香肠脚。那第三种香肠脚呢，是本身的整个脚底呢脱皮啊，这个皮肤变厚，好像穿了一个厚厚的鞋靴子一样的这个厚厚的鞋垫一样的这个香肠脚啊。 这个这是第三种类香港脚哈，那有的时候是有些地方特别厚，会好像长茧。那第四种香港脚呢，是会在在脚趾间呢形成一些糜烂，甚至甚至是热水糜烂的溃溃烂溃疡的一个情形。所以这四种呢，其实都是香港脚的一种一种表现方式啊。那每一种香港脚呢，它都背后有隐含不同的一个意味在这个里面啊。所以香港脚表现方式呢，能够有四种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表现啊。那至于说会不会痒？ 会不会水泡？这个跟你个人的免疫反应有关系，也跟这个霉菌的它的本身的一些菌种有一定的关联性存在。当然也跟你本身的所生存所处的一个环境啊，事实上是有关系。那所以它表现起来是相当的多样性的了哈。那在另外一个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哎，很多觉得啊，香香角如果大家都有啊，反正我放着也不会怎么样，就是闲闲来无事就剥剥皮剥剥皮就好了，这样子哈，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哈。 其实当然，就某个程度也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啊。在在甚至以前，我有一个呃皮肤科这个在台南专门做霉菌的一个这个主治这个主治医师，呃，他就他说他他有个病人呢，本身在做葱油饼哈，可他这个手上呢霉菌感染相当厉害，他这个做葱油饼的时候都用手去揉这个香葱油饼，然后之后呢做葱油饼呢，还送到门诊去送请他吃这样子啊，人家做的葱油饼很好吃这样子啊，一个许这个这个成大的一个许医师啊。 那我们说，陈，那我们说学生也会吃，觉得很恶心。他说不会啊，这个霉菌呢本身反正煮熟了也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吃的啊，而且就就算是生的霉菌呢，嘴巴推进去呢也不会也不会感染，因为因为它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啊，它会传染这样子哈。所以霉菌它其实只存在皮肤的表面上面啊，正常情况下，如果免疫力正常的人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也不会全身性的一些扩散。那所以你所以其实好像不治疗呢也没什么关系哈。就某个程度而言呢，的确也是这样一些情形。 可是它还是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人身上的免疫系统的一些改变。那它也因为霉菌的地方会脱皮，所以脱皮的地方呢就引起一些小伤口。但是小伤口存在呢，有可能会诱发进一步的一个细菌感染，引起蜂窝性组织炎。所以对什么样的霉菌呢？其实我们是相当强烈去做一个建议的治疗，就是说，如果你的霉菌在脚上啊，那而且呢你本身有一些免疫不良的一些现象。 或者说是呢，你本身有像糖尿病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体质的情况下呢，还是会建议说你的香港脚呢应该要做一个积极的一些治疗。因为曾经有一有一度呢，在我们在住院的时候呢，只要病人有这个脚上的单独或蜂窝性足尖这种严重细菌感染住院的情况下呢，医生呢都会说啊，这个都会看一下我们的香港脚，因为他说这个十个这个霉菌感染呢，那十个这种蜂窝型组织炎呢，有九个呢都是从香港脚跑出来的这样子哈。 不是香角菌本身跑到血液里面去，不是，而是香角的因为发炎的状态当中呢，引起伤口，这伤口呢让细菌呢能够有机可乘啊，所以所以建议说这个做一些治疗。那可是不是你本身呢没有，如果反正你的香蕉也不没有那么的不舒服哈，然后呢你有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呢就可以不要管它呢？这倒也不是了哈，因为第一个香蕉本身呢，如果大量的霉菌感染的时候呢。 它可能还会诱发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些改变啊，所以甚至某一些的皮肤的一些湿疹啊，像是汗疱疹啊，手上反复出现水泡，那这种情况下呢，你都必须要去侦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合并有这个伤角或者严重的灰指甲。这是霉所谓灰指甲定义是让就指的说这些霉菌呢跑到受伤的指甲下面，再引起指甲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这是伤角的一个一个部分，因为港角。 的确，有些人到后来很像会自己好掉。可是，灰指甲呢，其实不治疗是不太可能会好掉的啊。所以，基于这个避免传染的一些部分，而且说实在的，这个己所无欲不勿施于人了哈。当然，你可能自己觉得上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对某些人来看，他可能是一个呃，这一个比较追追求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来看的话呢，他会希望说自己身上没有一个传染性的东西存在啊。那所以希望说避免传染其他的人呢，所以还是建议做。 三角脚的一个治疗一些部分啊，所以第二个另外问题是说，为什么香港角呢好像很难治疗啊？很多人觉得说啊，香港角就是不会断根，所以最后就选择说不要治疗了。啊，那香港角不会断根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成因了哈。第一个对显而易见的成因呢，就是说你没有治疗完全啊，没有治疗的好啊，就是说你没有真的好好去治疗到它，然后没有治疗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你。 就是说，你擦药的方法呢，你没有擦到足够的时间，没有擦到足够的范围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说，你要擦到整个都没有脱皮的，而且没去检查是阴性的时候呢，再持续治疗一段时间，这才算是好掉。这是第一个。那而且呢，在治疗时候呢，它不见得是只有你在看到的地方有香港脚，它有可能整个脚的底面呢、侧面呢都有香港脚。所以，也曾所以在市面上呢有一个。 这种号称擦一次就可以好掉这个这个七八成的香蕉脚药膏呢，他就很强调说，擦香蕉脚的时候呢，需要整个脚都擦，好像是穿那个隐形的袜子、隐形的袜子一样，全部都擦到，那避免呢有些地方没有治疗到啊，这种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些治疗。所以这种观念呢，事实上也是表示有部分的一个这个霉菌呢，可以在你外观上面完全正常、完全不会脱皮的、完全不会痒的地方呢，有产生霉菌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 这是第一个，就就因为你治疗的时间不够久，范围不够完全，所以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些控制啊。那另外一个这个香蕉脚呢没有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好掉的原因，是因为说不定你的香蕉脚呢不是你所用的药膏能够解决的啊。因为市面上的霉菌呢药膏呢有不少种，有一些呢是本身是呃治像以念珠菌治疗为主的，有一些它只有抑制性抑制霉菌，没有杀死霉菌的一些效果啊。 那而且呢，现在也研究发现说，可能随着这个这个人老化的一些问题，对环境的一些改变，有一些霉菌呢，事实上是属于这种腐生性的霉菌啊，这是属于发霉的霉菌，而不是一般传统上面容易在皮肤上面存在的一些霉菌。那这些发炎的霉菌呢，它事实上需要治疗的强度要更强，好，甚至有的时候呢，还要搭配一些物理性的治疗方式啊，才有办法这个霉菌把它把它破坏掉，所以。 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用的治疗的部的霉菌的部分呢，可能是一个更顽强的一些菌种啊。所以现在对于霉菌的治疗呢，也有一种呼声，认为说霉菌的检治疗呢，最好是能够确定霉菌的菌种，再去做治疗，这样呢，你的治疗呢可以更精确的知道说哪一个是有效的治疗方式。 那这也是最近的研究的一些结果，特别是有一些霉菌呢，会到指甲里面去的时候呢，它的可能它的霉菌的品种事实上相当相当的复杂，不是像像大家所传统想象说，哎，大多数霉菌药膏都有效的，其实并不是了哈。那目前市面上的治疗霉菌的个比较有效的口服药剂呢有两种啦，一个叫疗霉素，叫世普诺啊。其中呢，疗霉素是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对一般性的霉菌比较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可是对一些比较腐生性的一些所谓这种。 周围环境的一些发霉的一些霉菌呢，这种情况反而是四普诺呢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些治疗方式。那顺便还有其他药物呢，是也是属于比较广效性的一些霉菌用药。所以就某个程度而言呢，确定霉霉菌的感染的菌种呢，在治疗当中呢也一定的一些一些重要性存在哈。这当然不是说说我在目前的架构在诊所看病的的伤脚的病人呢都跑去到医院去做霉菌的菌种，不是。如果说你对真的。 经过一个很细心的治疗呢，还是没有办法把你霉菌整个都控制住的情况下呢，才会做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另外一个香脚的都不会好的原因呢，是你本身没有同步做到周围环境的一个一个处理啊，譬如说是你本身呢啊啊，每次洗完澡以后呢，都是用。 呃，同一个这个踏脚步啊，大家那边踏一踏就出来，那浴室是鞋子都湿湿的，彼此穿来穿去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霉菌呢就可能在你的踏脚步里面有存在啊。那甚至呢，也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在我们刚才讲过啊，在一些这个安养来这个安养中心里面呢，它可能同用同一块毛巾去擦大家的脚，那这个毛巾呢也会变成霉菌传染的一些一些这个可能来源啊。那另外呢？ 个人呢，这个穿着的方式呢，譬如说穿袜子啊，那袜子呢，你大多数人是用清水水简单洗一洗，可如果里面有霉菌呢卡在这个袜子里面的话呢，那这个霉菌呢也会变成反复的传染啊，所以最有效的这个霉菌的清除方法呢，事实上是加热法啊，那大概呢六十度三分钟是是一个大家呃，我至少至少在我个人临床当中呢认为一个有效的清除一些方式啊，那除了袜子以外呢？ 还包括毛巾啊，毛巾呢啊也是建议说定时呢可以用热水烫一下啊。如果你本身有有这个感染的一些问题存在的话呢，也建议说定时用热水烫一下会比较好一点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一些的部分呢是鞋子啊，因为鞋子呢，男生穿鞋子大多数会有袜子了哈。可是有些女生呢穿穿的鞋子呢，或是她会光脚穿鞋子，或者穿穿凉鞋。 那这些凉鞋呢，本身呢，它就很难做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些清洁了哈。所以，但我们如果说是平面的东西呢，尽量就把它刷干净哈。那酒精是完全无效的哈，所以很多人他都用酒精擦擦，喷一些消毒药水。事实上，你用酒精喷一喷啊，擦一些消毒药水呢，它只能把细菌杀掉，并没有办法把霉菌杀掉。所以呢，这个治疗当中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点啊。那女生穿的丝袜呢，跟男生的袜子又不一样，丝袜不能用热水烫。 六度三分钟，对，丝袜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个人没有烫过了哈。可是棉袜呢，本身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啊。那所以这一款，所另外就是说，本身有些人在家里头习惯光脚走路啊。那光脚走路的情况下呢，你这个待比较久的地方，譬如说是你的沙发啊，或者书桌啊，那这个地方呢，或者床下床的旁边呢，这些地方都是你容易反复接触一些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可能变成霉菌反复传染一些一些这个，一些这个。 潜藏的一些位置了哈，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双脚要治疗，候，就变成大家都要一起治疗哈。那而且呢，如果你有之前刚刚讲这些习惯的情况下呢，这些习惯呢都要做改变。所以以后呢，你在家里头呢，就建议说要穿鞋子啊。那治疗好之后就要穿鞋子啊。那治疗过程当中呢，你的鞋子、袜子啊、浴室的拖鞋、毛巾啊，那或是踏脚垫这些都要做同时的一些处理啊。 那至于说处理那呃那香港脚呢，大多数当然是用擦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哈。可如果说你的香港脚是属于一种比较严重型的，比如皮屑比较厚的哈，会有水泡的形成的一些情况的香港脚呢，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建议说可能用口服药剂去做治疗，它效果会比单纯的外用涂抹的药膏来的来的有效哈。那如果说你本身呢这个有合并有灰指甲的情况下呢，灰指甲也要一起治疗。 否则，或者讲呢，就变成这个潜藏的一个一个一个部位，然后变成反复感染的一个来源。那有研究显示说，有灰指甲的病人呢，在香角趾是最最难最难治疗、最容易复发的。好，我们先休息过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近扣印，扣印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民营阿克。 八点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啊。那我们在接听听众朋友的扣音之前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再谈一下刚才这个霉菌感染一些一些部分啊。那这个重复一次，我们的扣音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二五九八啊。那 这霉菌感染呢，其实什么叫霉菌？其实霉菌呢本身呢，为什么刚才讲过，为什么需要做那么多居家环境的一些清洁？其实因为霉菌这个东西，它有个很特性，就是它可以寄生在死掉的东西上面，而且呢，它可以相当的顽固啊，它可以在周围环境呢，有些研究显示出，它在周围环境当中呢，可以存在超过一年。 啊，所以大家什么叫霉菌？简单讲，就像香菇，它就是一种霉菌啊。大家可以想象中，在野地的那种干掉的一些植物上面哈，那霉菌本身呢，它可以在下一场雨当中呢，就马上就香菇就长出来哈。就雨后春笋啊，雨后春笋还不不厉害，雨后的香这个霉菌呢，可能它长的速度相当的快。所以霉菌它的特性就是说，它有相当顽强的一些生命力。那在人体呢，它所执行的是一个，在生物界呢，它是执行出一个清道夫的一个角色啊。所以。 所以它对一些死亡的构造呢，它能够帮助把它有效的一些清除啊啊，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存在。所以你当然你不要说啊，个霉菌对人体有什么样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其实它在人体内当然有些贡献存在，只是说然人的身上呢，它是一个不太讨好的一些一个对象而已了啊。所以这个霉菌其实就是就是一种周围环境的一个清道夫的一些角色。所以它大概只会存在我们的正常情况下呢，只会存在皮肤的表面的一个构造里面啊。 它不管是活的皮肤或者死的皮肤，事实上它都会存在这样子啊，可它只存在我们皮肤最外层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先回答一下李先生的问题。喂喂，哎，李先生你好，哎你好，我想询问一下哈，就是说，呃，我的是脚背哈，脚背三个指头会有那个有会痒，那呃疑似是应该是汗疱疹，那我想询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汗疱疹跟。 那个香港脚要什么区别？然后汗疱疹要怎么预防？啊哈，OK，这个汗疱疹哈跟香港脚，简单讲起来，汗疱疹跟香港脚呢，它都是脚上因为发炎起水泡的一种症状啊，都是啊。那这个虽然差差别点，在它的成因不同啊。汗疱疹呢，它大多数是就是嗯这样讲，其实有时候它会有一些相同一些部分，怎么讲啊？就是说有有些人呢是。 脚上是三角角，手上是汗疱疹啊。那一般而言呢，我们在脚上的部分呢，如果你要区分汗疱疹或是三角角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它的位置跟存在的位置啊。如果说你的汗疱疹呢，都是存在一个相当靠近脚缝的一个地方，而且大概在同一个地方呢反复的出现，那我们会认为说你的汗疱疹呢，应该是有很高的机会是霉菌感染所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做一些。 刮一些皮屑检查啊，然后这个看看是不是这个霉菌引起的一些水泡、水泡的一些现象啊。那一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呃，如果说你的汗疱疹呢是发在一些脚的中央的部分，而且都没有合并周围的脱皮的一些现象情况下呢，但就就有可能真的是汗疱疹。那另外一个汗疱疹呢？ 的情况下，有一些情况下会在手上出现汗疱疹，脚上呢像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讲过，霉菌感染会诱发人体的免疫性的反应。那这种免疫性反应呢，它有可能会扩散到身上其他一些地方，譬如说在手上呢，就很容易呢会有汗疱疹的症状来做一个表现。啊，那另外的部分呢，跟它的对称性也有关系。一般而言的霉菌感染呢，相较而言呢比较不是对称啊，可是它会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常常是一边比较严重，其他地方比较就是很轻微啊，比如右脚严重，左脚就几乎都没有。那这种的情况下呢，霉菌感染机会就会高。那如果是这个汗疱疹呢，一般而言呢都是换会换地方长的啊，那方发作位置比较广泛，而且呢常常会有一些对称性的发作，就是左脚有，右脚也会有。当然，这都只是一些参考一些方式了哈。最确定的方法呢，就是。 到门诊要求医生做一些霉菌学的一些检查，那确定上面有没有霉菌存在啊？那在治疗上面来看的话呢，汗疱疹跟它基本上跟香港脚的血泡性香港脚呢都是发炎哦，所以用同样的发炎药物治疗方法，不管用湿敷的方法，或是用类固醇的方式呢，它都可以有效的控制。只是呃，如果是汗疱疹呢，你又没这个类固醇控制之后呢，哎，它可能一段时间就没有事了，那这个 水泡性的香港脚呢，你控制到它虽然不发炎了，可是霉菌还在，所以有的时候会长得更好。因为人体呢产生水泡的动作呢，就香港脚言呢是在清除香港脚的一种治疗方式，因为水泡会脱皮嘛，这霉菌呢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水泡当中就一起掉下来了，就一起一起不见了。好，所以事实上这个治疗当中呢，呃，它的意义上也是不太相同的了。好，所以这是大家做一个部分的介绍。那那最常碰到香港脚的位置呢，水泡性香港脚呢就是在我们的。 脚趾间的一些地方啊，那或者说是你有水泡，同一张出现，那附近呢又有出现一些皮皮的纹路比较明显的一些现象情况下，那你也要高度怀疑说你这个是香了脚，而不是真正的汗疱疹。那这个接着回答一下曾小姐的问题。曾你好哈。喂你好。哎我请问你一下哈，嗯，关于那个灰指甲，是，因为那个大拇指灰指甲是不是很不容易治好？是是是，好的，呃。 我想再介绍一下灰指甲了哈。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谈一下那个灰指甲这个名词哈，因为对很多人来看呢，指甲灰灰的，颜色头丑丑的啊，那都叫做灰指甲啊，因为它这是一个名词了哈。可在医学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大多数医生所讲的灰指甲呢，指的是因为霉菌感染以后呢，指甲变变形所引起的一些现象。大多数的这个灰指甲呢，它在。 容易发生在一些容易有外伤的一些部分，像大拇指啊，因为有些大拇指有点为外翻啊，或是因为大拇指特别突出啊，那或者你穿的鞋子呢本身呢比较紧啊，比较窄啊，比较短啊，那这种情况下呢，都容易让你的指甲呢产生一些轻微的一些小伤口，那这种霉菌呢最容易在有些小伤口的时候呢长到指甲下面去啊，所以就引起灰指甲这样子一个一个症状啊，那灰指甲的症状呢？ 它本身呢，它初期它感染起来呢，它可以跟指甲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受伤很相似啊，它可以是指甲裂开来啊，它可以是指甲本身呢皱皱的啊，或者指甲本身下面产生一些角质堆积的一些现象啊，那这种现象呢，跟很多的指甲一些病变呢，事实上相当的相似啊，那所以同样的在临床上面要做一些确定诊断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要。 观察附近的指甲一些变化，或附近的皮肤的一些变化，才有办法做一些有效的一个这个确定的一些诊断。那那最最确定的部分呢，还是说在门诊呢做一些霉菌的一些刮，这个表面皮屑的一些检查，指甲下面一些霉下面的皮屑的一些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霉菌。甚至我们刚才讲过啊，现在发现说这种因为这个周围土壤当中或者环境当中的一些霉菌呢，空这个跑到指甲空气当中的一些霉菌呢，到指甲里面去的这种现象都越来越。 常见啊，那为什么霉菌的治疗相当的香港角的治疗呢？呃，或者灰指甲治疗呢相对困难啊，又比香港角的困难，是因为灰指甲的部分呢，它的治疗当中外用治疗的效果常常不是那么的明确啊，因为外用药膏呢，它很难有效的从上到下全程的贯透到你的指甲的全全部分的一个治疗啊，所以变说霉菌呢，它可能会藏在指甲越藏的比较好。 那甚至在我们也观察到某一些灰指甲的，就是说，当你指甲厚到已经相当厚的程度，或指甲有裂开，或指甲的本身呢，又产生一些黄色的一些裂纹哈。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霉菌呢本身呢，它会形成一个霉菌球，包裹在这个皮肤里面。那这霉菌球本身呢，会让自己形成一种防护网，所以外面的药物呢，无法有效的进到这个霉菌里面去啊。所以一般而言呢，大多数的霉菌，除了最轻微的霉菌以外呢。 有灰指甲以外呢，我们还目前大多数是建议说用口服药物的一些治疗啊，就是用口服药物呢，由下而上去做治疗，能够在活的皮肤上面呢，从指指甲的甲床呢把药物往上推啊，那这种情况下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灰指甲治疗呢，第一个难治疗就是因为指甲很厚，所以用擦药的部分呢很难有效的一个这个全部的把这个霉菌的部分呢都有效的接触到这个药物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就算你用吃药化了这个霉菌呢，如果说它有一些我们叫做这个 dead space 哈，就是有一些空隙，这个存在一个空隙里面的霉菌呢，你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是霉菌这个灰指甲治疗呢，它治疗时间呢要比一般的香脚来的久哈。那以传统的治疗方式呢，大家就是说啊，脚上呢就治疗个差不多三个月就有效了，不过。 越来越多临床观察发现，说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指甲生长速度比较慢，或者侵犯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三个月呢还是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完全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时间啊。那而且呢，灰指甲治疗呢，有的时候当你指甲形成一个空隙的时候呢，你还要搭配一些物理性的一些清除，就把整个指甲把它磨掉啊。用磨掉之后呢，才会有效的把这个霉菌的一些部分的的菌落呢，大量的一个减少。 那再加上最后一个，也是目前最讨厌，就是这个霉菌呢本身呢，它形成的病因呢，比以前想象中的复杂哈。就是传统上大家觉得霉菌呢，就跟香港脚菌是一模一样的哈。那现在发现说，有相当高的比例呢，这个霉菌呢，它是存在一种腐生菌的一些状态，就是像周围环境中就是一些什么这个盘尼西林菌啊、阿司匹林菌呃，这个那个曲菌属一些霉菌，那这些霉菌呢，它的这个抗药性呢就是比较高。 所以你常常需要用擦的哦吃的，甚至搭配一些物理性的清除的方法呢，才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哦。所以，变成说这个灰指甲治疗呢，时间又久，那这个又容易有一些死角，那而且呢，本身呢又容易有些一些抗药特殊的一些菌种存在，所以这种灰指甲治疗呢，就是一个更更困难的一些任务了哈。不过再怎么样困难，如果你好去治疗。 总是有好掉的一个可能性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正芳医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接着回答一下刘小姐的问题啊。 医师你好，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容易等到你哦。那个，我姓刘啦，你看过，呃，我给您看过我的香港脚啦。哦，可以啊，前在马街做过的哈，那我就是呃，上次您帮我治疗完全了嘛，哈。 两年前，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就请教你。那我们如果说以前有得过的话，是那您说过，就说因为就是我们曾经得过霉菌感染，嗯，那这样子以后得的几率，就是你曾经发炎过，对不对？是，然后那得过了，就是这这个皮肤就比较脆弱，嗯哼，那以后我们再得的呃这个霉菌感染是以前的几倍。 还有第二个问题，嗯，对不起，想请问你，就是我今天哈，因为你的门诊太多人，我都叫叫不到号哈。嗯嗯。那我今天就是说，右右右那个右呃右脚哈的小拇指下面有破皮。嗯哼。有破皮的话哈，就是好像那个脚下面脚拇指的脚尖那边哈，有破皮。嗯哼。 啊破！因为我我最近就是买了一台自己家买了一台那个跑步机，我走了大概四个半月之后，开始好像嗯哼就破皮哈嗯哼啊，那我就不知道说这样的破，我今天有去看邱医师的哦，OK 好的，那他就帮我做检，我就跟他讲，他就帮我做做那个什么你们这个检查，显微镜检查，他说没有没菌感染，那我现在就是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您您上次跟我们这跟我们就说那个洁美净哈，我是觉得还蛮不错。嗯嗯。还有那个性化，嗯哼。那我现在就说性化是擦里面对不对？嗯嗯。那我们的那个脚趾哈，的上面你说上面哈，背面脚背面都是擦洁美净嘛？嗯嗯嗯嗯。下面擦性化，嗯哼。那性化要不要擦在那个脚趾缝呢？嗯哼。还有就是说洁美净的那个涂脚背的话，要不要涂？ 脚背的脚趾，嗯嗯嗯嗯，好的，好，我想回答一下，就是说这个其实霉菌感染过之后呢，会不会容易复发？当然容易复发，是因为你周围的环境呢，如果没有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清洁的话呢，因为霉菌还在你的周围环境存在，那当然是容易容易复发。可这种复发的话，我想是不是这个人感染就比较容易复发？倒也不尽然。不过呢，这个感染过呢，你再复发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快的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发炎反应，因为人体呢对霉菌的这个这个抗原呢，实际上是有一点记忆性的啊，所以所以甚至有一些临床上面呢，我们甚至会用这个霉菌的抗原呢去做一些疾病的一些诊断或是治疗啊，所以假设你有感染过霉菌，可是你的皮肤里面对霉菌都没有反应，这反而是表示说你的这个免疫系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 这个甚至有些人会用这种霉菌的过敏的东西去当做一些病毒感染的一些治疗，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哈。有时候以菌治菌哈，以病治病，以菌治病哈，事实上也是一种可能一些方式了哈。 所以说，这个本身刚才讲香港脚其实有很多的一种表现方式啊。所以很多疾病呢，也可能看像香港脚，譬如说本身皮肤变厚脱皮，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譬如说你买跑步机，哈，每每天跑步，那跑步之后摩擦之后呢，皮肤就会就会就会脱皮这样子啊。那有的人呢，这个对感染之后呢，他相当的恐惧，他会就是把把脚洗得很干净，那脚洗得干净太干净，有时候跟手洗的太干净一样，也会引起富贵。 这个富贵富贵手或富贵脚一直脱皮的一些情形了哈，所以这种保养呢，有的时候也要清洁呢，也要适度啊，所以不见得洗的越多，保养的越多就真的更好。所以我想医疗上面治疗，不管是疾病的治疗或正常皮肤的保养呢，都要根据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去做一个设计哈。所以像刚才讲说杏花这种东西，它实际上是个软化角质的药物，所以一般来讲，它只是针对一些比较厚的一些角质啊。 或者说是一些脱皮的一些症状，再做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治疗。那如果没有皮没有比较厚，那皮肤没有比较干硬，没有比较厚，没有脱皮的情况下呢，它事实上就不需要用到这种有去角质功能的一个保湿的一些部分。所以说你所提到另外那个乳液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消炎一些乳液，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轻微的一个。 这个消炎保湿的乳液来做一个使用啊，所以一般是对一些比较干燥的部分，呃，轻微的发痒的一些皮肤呢，去做一些保养的一个处理啊，这样就可以的啊。那接着回答一下曾小姐的问题。喂，医生，我是刚才前面的哈，嗯，那医生我请问你哈，我曾经就是有用口服的治疗，嗯，啊，结果他吃了几个月，呃，不知道 我忘记是多久，他就要叫你去验肝指数。是的，那结果他验了肝指数超过四十，他就觉得这个药不能用，就停止了。那是不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再那个？哦，不会啊，因为其实然医生是比较保守了哈，说测肝指数四十啊。不过这个有些人正常哦。 的情况下，肝指数就超过四十了。我现在跟一般民众讲一下，一般的肝指数在女生大概是三十，男生大概是四十叫做正常值哈。那可是如果说临床上面呢，你的肝指数呢没有超过二点五倍，我们都认为说没有太大的一些临床意义哈。所以如果说你的肝指数有稍微高一点点，那有可能多不同因素啊，比如那阵比较累啦、熬夜啦，哈或者。 其他因素呢？它都或是你本来就有脂肪肝，那这种情况肝指数会上升。所以我个人并不会因为肝指数超过四十就绝对说不能做、不能用药哈。所以我想这还是要综合很多不同一些情形。假设你本来肝指数二十，治疗之后变四十几，那当然有两倍的升高哈。所以一般而我们对肝指数的判断呢，需要综合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你的基本值，基础值是多少？那基础值呢大于二点五倍，才认为说有临床上的一些意义。或者说是你本身就本来要本来就高的那没有到二点五倍，可是你已经超过了一百。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认为说也是要做小心了哈，要做小心。那好，就算说你真的是吃药之后呢，超过你的基础值的二点五倍啊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霉菌的用药呢也不是只有一种啊啊，那它也是有不同的霉菌药可以使用啊。至少临床上面比较常用的口服药抗抗霉菌药就有两种啊，所以一种没有，只是担心有副作用或真的有副作用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可以用另外的药物去做一个治疗啊，所以不会只有一种治疗方式，甚至。 更退一步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对吃药没有效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擦药啊，啊，还是有药膏可以擦，只是说它需要做的工事前准备要多一点点。你擦药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把这个指甲附近的受到感染的指甲呢，稍微把它磨掉，哈，那磨掉以后呢，再把药膏呢擦到指甲的，看药膏的种类，擦到指甲的下面，或是擦在指甲上面，那可是呢，你再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包起来，那这种情况下都还是可以有一些有效的治疗方式了，哈。不过因为指甲长的速度很慢，哈。 大概三个月呢，只长一公分，所以如果说你的指甲呢被侵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啊，那这种时候擦药就要擦比较久的时间，不像一般口服口服治疗霉菌的药物呢，大概你只要治疗差不多三个月呢，就算一个标准的疗程，就算再严重一点，你多吃一个月啊，吃到四个月啊，也是四个月的一些疗程，不像擦药，你可能甚至要擦到将近，搞到半年、一年都都有可能啊。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那也非常。